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电脑和人脑尽管在传送信息方式上表现不同，但两者在诸多功能上非常类似。 比如，电脑和人脑都可以存储记忆；电脑和人脑都可以通过修正执行新的任务；电脑和人脑都有探知所处周围环境的能力，并据此做出反应、进行调整并适应所在的环境。电脑与人脑的最大区别在于意识。尽管我们很难描述意识，但却知道它的存在。电脑没有意识。 尽管它具有惊人的运算速度，但却无法体验情绪、梦想和思维，而情绪、梦想和思维却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必备元素。是否会有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出现呢？目前没有肯定的答案。不过，科学家对人脑和电脑的研究正在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。十一。 电脑与人脑的相似之处是什么？十二，电脑与人脑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 十三，是否会有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出现呢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有人出门旅行，或者到一个新城市工作，亦或生活，都会选择通过网络寻找住房。通过网络寻找住房，不仅快捷方便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某租房平台最近就投入五百万，启动了一项用户补贴行动。租房平台将以发放优惠券的形式，给租客报销未来十二个月的房租。 租客最高享受补贴可达两千四百元，同时还对房东承诺二十四小时闪电出租，并有大额房屋财产保险赠送。租房平台创始人小王说：“互联网租房行业并不需要纯信息服务的中介，事实上，有超过一半的租房交易都是房东和房客直接接触完成的。对于租客。” 租房平台承诺提供全程随时联络、百分百个人房源。对于房东，租房平台提供的租客身份审查、按时缴纳房租都是最受欢迎的服务。最快的租赁速度、最低的交易成本、最高的交易效率、最好的租房体验、更具品质的租住生活、快速与安全，这才是核心目标。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将得益于网络的发展。十四，根据本文，网络租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十五，根据本文，房东。 在某租房平台能得到什么惊喜？十六，对于房东，租房平台最受欢迎的服务是什么？ 十七，关于网络租房的核心目标，下列哪项正确？